那些中央军的丘巴们看不起王艾伦，他没有军功，没带过队伍，没打过一场仗。即使他成了联盟议会秘书长，中央军他们一个个表面上恭敬，私下里仍然觉得他是伍尔夫的使唤丫鬟。王艾伦一毕业就给伍尔夫当私人秘书，近两百年时间在鸡毛蒜皮里鞠躬尽瘁，就连陆信那个缺心眼儿的都知道提携身边的人，伍尔夫会不懂吗？这么多年。 他还真拿王艾伦当没有自己想法的人工智能了。罗德呀，当年把你从白银要塞调回沃托，后来沃托沦陷，又把你调到我的身边做近卫，你要理解你母亲的苦心呐。 元帅，我明白，他动用一切资源所做的这些，都是为了我好。就连曾经有幸站在林将军身边这件事，也是家族赋予我的。这次派你到杜克旗下去守玫瑰之心，也是为了让联盟军和中央军能再次联姻。这层政治目的，我想你也明白。明白。我和家母对元帅都非常感谢。嗯，沃 <laughs> 托。 有很多像你一样的年轻人，他们看上去都很完美，受过最精英的教育，待人谦逊有礼，风度翩翩。可我知道，你们的心里都沉郁不堪。跟我同一个时代的人，现在都没了。 我也不知道自己还能陪着联盟走多远。我们这一代趟出来的路，将来还有人能把它继续下去吗？元帅为什么这么说？如今光荣团投降，联盟重新入主沃托，不应该是一个好的开始吗？我希望联盟从伊甸园的噩梦里醒过来。 希望以后联盟军和各系中央军能互相制衡，形成一个平衡。以后哪怕他们那些星系都要独立，也不要紧。我希望倒退的历史能止步于我们这一代人。你们作为幸存者，能摸索出一条新的路。 如果有一天我自己背离了这个想法，那一定不是出于我的本意。孩子，我需要你做一件事。有什么是我能为您效劳的？去第八星系，找林景恒。啊！您说什么？找谁？你记住我说的话。如果真有那么一天。 管听见什么，你谁也不要相信，想办法去联系林景恒，联联系林将军。可是我怎么联系？我我到时候该和他说什么？你不用知道，到时候自然有机会。我想那天也不会远。见了他，你就和他说。 记不记得当年在乌兰学院，我给他的那个优？顺心文化出品，晋江文学城，Priest 原著，大型未来星际广播剧《残次品》第七期。 肖洛德，洛克将军派我来问问，从第八星系远道而来的朋友是否有什么需要帮助。我也希望林将军一切都好。我在白银要塞的时候，曾经担任过他的亲卫。关于远征队传回来的消息，大家怎么看？我不相信，什么陆新将军旧部？我看陆新将军眼神也不怎么样。安克鲁还不是前车之鉴吗？怎么那么巧？我们的人刚一到，玫瑰之心都没出去，就遭到海盗伏击。 第一星系边境守卫军是干什么吃的？加强巡逻还让他们混进来？杜克是蠢还是故意的？还特意派洛德这小白脸来打感情牌？统帅，你自己揉眼看看，这小白脸尖嘴猴腮的，长得哪有我们总长玉树临风？谁嘛总长？ <coughs> 如果是别的海盗穿过边境守卫军混进去，那是不可能。但是自由军团就不好说了，鸦片的秘密使用者无处不在。 光荣团投降日，小行星在联盟和中央军眼皮底下被绑架的事也不是没发生过。林，这个洛德可信吗？洛德确实做过我的亲卫长。亲卫长具体是什么职位？ <laughs> 亲卫长啊，那是白朴用。洛德名义上是亲卫长，实际上负责的工作只是白银要塞的公共邮箱，偶尔对外发个声明或者回沃托跑个腿什么的。联盟中央那会儿给每个将军都配了一帮不知道干嘛的人。 什么亲卫团、秘书团，有的人身后还跟着一打副官。这些少爷兵们背景都很复杂，一不小心就踩雷。统帅不爱用他们。据我所知，洛德亲卫长在统帅离开白银要塞后，就主动请辞了，回沃托当了个基层军官，后来就随军一起撤到了天使城。我们离开以后，那位接管白银要塞的李上将，据说光是副官就十八位，可不是吗？拖家带口的。 载起来，目标格外大。那本来应该是我的目标。举手之劳，不用谢，拜尔卫队长。那就奇怪了，我不爱用他们。阿瑞斯里没有说不爱用他们。洛德是乌兰学院的荣誉毕业生，乌兰学院现任校长的儿子。李那个马屁精，难道还会给少爷小鞋穿？阿瑞斯里根本就难以服众。联盟中央但凡有点脑子，一定会从白银要塞的本地驻军中提拔人。一开始我和博松听说这个消息，都觉得很可惜。 当时我还说，亲卫长搞个人崇拜搞成了走火入魔，可能打算回沃托注册个拜林将军神教。哼，但是谁知道五年后福祸难料，白银要塞意外遇袭，整个第一星系沦陷，唯独沃托守军是第一批护送政要们去天使城要塞的，这种运气，总不会我们家统帅保佑的吧？拜别的教，没准真能拜出个神明显灵。 拜咱们将军，多半只能拜个血溅三尺吧。哼，以洛德的出身和资历，肯定会是个热门人选。他留在白银要塞的前途不可限量，就这么跑回沃托当个保安队长，怎么看都不像是正常人的选择。这个洛德亲卫长究竟是个奇迹，还是背后有什么原因？告诉星际远征队，在那边构架一个临时的通讯平台，我来跟他们说。是。 《波托日报》的记者来了。哦哦，快请进，随便坐啊。 <laughs> 感谢元帅接受我们的独家专访。您看起来气色不错，嗯，完全不像外界说的那样。 <laughs> 外界怎么说？我变成个人形傀儡了？ <laughs> 您现在的状态足以打破所有谣言了。啊，您的室内熏香真特别。啊，这是黑郁金香。 也叫叶皇后， <laughs> 我那里还有很多种子，喜欢的话可以带走一点。哦，谢谢。元帅，最近有什么好消息吗？ <laughs> 您看起来心情很好。我们还是多聊聊关于联盟的事情吧。啊，元帅，那我们来谈谈三百零六号令吧。听说最近很多人对您这个决定很不理解，尤其有不少中央军用拖延的方式来抵制三百零六号。 还有人讽刺说：“您是个过日子的人，知道乡下穷亲戚比强盗还可怕，所以放着海盗不管。玫瑰之心有点风吹草动就要严防死守。如果你注意到的话，玫瑰之心兵力在增多，并不是无节制的。我们的依据是边境守军标准，因为玫瑰之心。” 此时就是个无可争议的边境之地，这点要承认吧？玫瑰之心和域外方向都是边境，我们只是同等对待。您这么说，相当于承认了第八星系独立。议会还有争论，但第八星系从地理上说，与联盟有时空天堑。 和联盟十六年没有联系，已经构成了独立实质。从内政上说，他们有完备的政府和军队，自己的法律体系，不是以强抢和掠夺为生的星际海盗，甚至接收过大批其他星系的难民。他们的存在。 但是你接通，嗯，将军，好久不见，我能再给您倒一杯不加冰的朗姆酒就好了，嗯，将军不喝不加冰的朗姆酒，总长你知道的吧？呃，这个我还真不知道，是以前在白银要塞的时候不喝，其实是这样的，统帅有什么事不想让洛德知道的时候，就会指使他出去找冰块，时间长了，他就成了不加冰不喝，临在我面前。 一直是干净整洁有条理，作息极其自律，并且从不挑食。以前他不喝啤酒，这次回来以后连啤酒也不挑了。原来他也不是一出生就是这个样子的。真想和他一起去一次沃托呀，看看他长大的地方。是重点，重点是洛德故意说错话，是想暗示点什么。看来洛德这么多年也是没什么长进。 就会说这种低级的暗语。沃尔夫老元帅身体还很硬朗，每天都要出门晨练。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他说的是反话，意思是沃尔夫不行了，几乎不露面，被限制了自由。前两天在媒体上露面的时候，还表示十分惦记你。多谢挂念，老元帅一把年纪了，身边也没个亲人，谁照顾他呢？当然是王爱伦大秘书长。老元帅都三百二十多了吧？还没退休？小事几乎是不管了，主要签一些重要命令。 现在联盟内局势才刚刚稳定，各地中央军也刚各就各位，大家没有他不行。各地中央军全靠沃尔夫这位最高统帅压制。如果他们知道沃尔夫已经名存实亡，那联盟恐怕是要乱。洛德现在是杜克的手下，如果他说的都是真的，这些话还真是不能让同僚和上司知道啊。将军，沃尔夫元帅有一次私下里和我们聊起，说当年在乌兰学院，他给过您一个优。 你还记得吗？有，是那次讲座吗？林景恒，你来讲一讲大一统的看法。如果讲得不好，你就不用参加考试了，直接重修。元帅，您的意思是？根据自由宣言，只要是民意所向，第八星系有权退出星际联盟。 我们在实际布防中，将“玫瑰之心”处理作边境。元帅接受专访的监控，我已经实时共享给你了。啊，正在看。叶皇后真是了不起，先是让人记忆混乱，继而神志不清，一步一步地跟着你的引导，沉浸在一个美梦里，做你想让他做的事。 那也要有一个在他身边待了将近两百年、了解他一切的人才行。关键是这个过程中，他还能自发补全里面的逻辑，自己给自己的反常做出解释，比容易被仪器检测出来的生物芯片还不动声色。可是话说回来，叶皇后能让一些人膨胀成君主，让一些人复辟心细，让一些人大仇得报。 可是想起初恋，这算什么事？听起来也太愚蠢了吧！伟大的新兴历时代，连傀儡都是全自动的。我怎么都不能把这种事和元帅联系到一起，这真是个够我笑半年的黑色幽默。女士，你认为权力、金钱和流血是理所当然，而真爱只是个愚蠢的笑话。 这话可太不政治正确了！啊！哎呀，小心那个沃托日报的女人，她可不单是个笔杆子。我知道，反污会哈瑞斯手下的小杂碎。哈瑞斯从流亡第八星系，到在反污会重新上台，整个过程都是我在做联系人。他在我眼里是个透明人。 翻不出什么花来。 <laughs> 秘书长这么说，我就姑且相信了。可是，合作伙伴靠不住的话， <laughs> 是会被抛弃的。 <laughs> 只是提个醒，没别的意思。异常反应了半个月的虫洞里，爬出了几条小虫子。现在应该和杜克的人相谈甚欢了。这位老资历还没向军委报备吧？ 我会让他们知道，沃尔夫老了，鲁迅的石碑就算重建，也只是个石头做的。我会让他们知道，这是谁的时代。好啊，艾伦叔叔，我拭目以待。好在第一星系边境守卫军里也有我的人，派了几个人替你挑拨离间过了，不用客气。秘书长，嗯，采访结束了。 盯紧那个女记者，全天候的，有任何异动，立刻灭口。是。那个女的把信息捎给哈瑞斯，哈瑞斯那个人就怕打仗，又向来偏向第八星系，一定会想方设法和他们取得联系。只有一点，你确定第八星系会斩断联系？ 封闭虫洞区吗？万一他们觉得自己受到了威胁，想先下手为强怎么办？不会的，白银十卫不会把炮口转向联盟。你又不是第一天认识林敬恒那个不合时宜的傻瓜。再者，有安克鲁这个珠玉在前，他们还敢信任中央军吗？借你吉言，最好他们这些没用的技术能发达一些。 彻底炸塌了虫洞区。一边是联盟的敌意，一边是中央军的虚与委蛇。而区区十几年，也不过改变一代人的意识形态。第八星系有一大批联盟移民，他们总长但凡长了脑子，就知道该怎么避免搅进联盟这摊烂事里。没有第八星系这个变数捣乱，相信我们的未来会顺利很多。 干杯，李，你觉得这个人可信吗？给了你一个优是什么意思啊？他是沃尔夫的人，统帅是怕这二十多年过去人心生变吗？我倒是觉得他这话传的声音又紧张，如果是装的，演技未免太高明。我同意阿纳金的想法，统帅，您担心的不是人心变了。 是怕洛德上校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是被谁利用的。以沃尔夫的控制欲，放几根钉子监视白银要塞是合理的。他了解您，不会在您身边放心计太深、锋芒太露的讨您忌讳。 <sighs> 走一步看一步吧，至少我们还有天然虫洞区这个天堑。远征队那边怎么样了？啊，已经在返航的路上了。他们不但完成了天然虫洞测试，还在第一星系边境守卫军的帮助下构建了一个双向通讯平台。 能直接联系到银河城指挥中心，这样第八星系能看到沃托日报了。嗯，那天在银河城的酒店房间里，我说再也不能把那个他有点喜欢的人还给他了。林就好像意识到了点什么，渐渐的不再试图恢复以前的相处方式，每天都在磨合适应新的关系。但他还会怀念以往涉世未深还理想主义的人吗？ 芯片已经和你的身体融合在一起了，你的新陈代谢、线粒体的融合与分裂，整个人体的运行方式都改变了。不过，谁也说不清取出来会出什么事。是吗？好几年前我自己取出过一次，就算现在好好的，也不能保证几十年后还会不会有后遗症。把握力器给我。你对身体力量的控制很精准。 一开始也没轻没重的，慢慢习惯就好了。你为了安全牺牲了芯片的交互性，这很聪明，不会受干扰器影响。陆总长，你最多能承受多大的压力？检测过吗？嗯，没有，因为是秘密实验，太极端的情况没敢试过。一不小心死了就搞大了。不过，只是被激光枪打穿动脉的话，我能控制身体在至少三分钟内不流血。如果身边有医疗舱待命。 这个时间足够用了。另外就是我最长一次二十三天没有睡眠，虽然当时也很疲倦，但只是忍耐范围内的疲倦，精神没有崩溃，还能集中精力，之后也没有明显的后遗症。异于常人的精力，这也是你销毁了实验资料，也没把芯片取出来的原因吗？ <laughs> 力量不够，精力来凑。那段时间压力太大了，没办法。最好不要这样，陆总长。 没有参照，我只能跟你本人做比较。你最近生活规律，这次体检的各项指标明显优于历史数据。如果这才是趋近正常水平，说明你之前长期处于非健康状态。没有人知道这样下去会怎么样。稍后我会按照林将军的要求，把这次的体检报告发到他的个人终端，您没意见吧？呃，不是，跟他说提高和改善的部分就好了。 别说以前不正常的，行吗？有人跟我说过，第八星系有一小半的人都是空脑症，这些人做梦都想治愈自己，再大的风险也能承受。陆总长，我认为您九年的研究成果可以说是有实验基础的，为什么不继续下去？要知道，一旦成功，你的第八星系将变成超人星系，到时候以你的力量可以横扫联盟。空脑症不是人吗？ 低电源都没了，你们怎么还歧视空脑症啊？世界上又不是只有开机甲一种工作。再说了，空脑症也不是完全开不了，只不过是学的慢一点而已。这都是谁跟您说的谬论？呃，看来啊，您是被林那个家伙吓出阴影了。来，喝点茶。博士。 您知道我第一次仔细翻看战卢数据库时的感觉吗？嗯，非常震撼。我在战卢那儿翻到了很多我以为不存在的技术，有一小部分内容我也曾经想到过，并且自鸣得意过。更多的则是超出了我的知识范畴，还有一些我甚至至今都理解不了。我在白塔的时候参与过六十多个项目，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没有通过风险审核。 剩下的都是些不痛不痒的东西。我当时就想，原来这个世界上比我聪明的人有这么多，多到难以想象。但是这些都是夭折的项目，虽然记载下来了，前面都附有很长的禁令和叫停通知。唉，每一步微小的尝试都可能万劫不复。直到我自己坐到这个位置上，才知道联盟已经在我出生之前几百年，啊不。 应该说，甚至在联盟诞生前的旧星灵年代，掌握权力的人们就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。就算这么小心，联盟还是踩到了雷，连最安全的娱乐服务也都到处是危机。大航海时代之后，人类文明一直在倒退，并不是因为人类退化了，而是我们不得不戴上镣铐。谁能想到伊甸园会变成那样一个怪物？对，这是我第二次被震撼。 你会发现，你所有自以为伟大的构想，以前都有人想到过；所有自以为开创时代的理论，以前都有人证伪过。这个世界乱到今天这个地步，是因为那些比你聪明的人，全都失败了。你年纪轻轻能悟到这些，实在是了不起。这很吓人啊，博士。我小时候有一千种对未来世界发展的构想，但是等我有权利实现的时候。 我发现我连一种都不敢说出来。这么多年，我对第八星系工程部的引导，全部都是基于形势所迫。做不出这个东西，实现不了这个技术，我们会死。那我们才会在再三严格论证后动手做。相比起来，能改变社会结构甚至物种特性的生物芯片，太危险了。芯片的危险性，其实连自由军团的那位林小姐都知道。 铃铛是在毫无保护的情况下，飘在宇宙射线里至少半小时以上，伤成那样，他不是也没想过对他使用芯片吗？哎，当时的情况有点复杂。果然，这位哈登博士还是知道不少事情的。真是不好意思了，老人家，您被林诈骗恐吓过，还要被我套话。 先生，您今天提早下班，不回家见陆校长吗？有了人形身体，你话更多了是吗？根据沃托利，今天是陆行将军的忌日，所以您才来广场而不是回家吗？八星系，好像没人知道这一天有什么意义。一方面是第八星系的官方没有宣传过，而且第八星系和联盟断绝来往后，沃托利就被彻底废除，十几年来。 这里的居民已经没人算得清联盟时间了。虽然我的个人终端里一直放着两套日历，但直到今日今时，第一反应也永远是沃托时间。联盟和第八星系将来到底会是一种什么关系？会不会终有一天兵戎相见？我和白银十卫该怎么面对联盟？那八亿从联盟来的难民是什么态度？ 第八星系本土居民又是什么态度，先生？按照日程安排，一小时后走吧。回家。好的，先生。立法是时间标尺，也是下意识的习惯。本以为第八星系和联盟之间相隔天堑。 双方在未来一段时间内，都会长期处于一种平衡的僵持状态，各顾各的。没想到事情会变化的那么快，快到我还没来得及让陆碧行完全习惯自己，还没来得及灭掉那个人午夜梦回时的眼熟。